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一百七十二集，洛寒和林青霄站在原地不动，几个混混们冲进，砰的一声撞到结界上，直接倒在地上起不来了。他们捂着头叫唤，洛寒叹气，对林青霄说。 唉，我还是想不通，他们到底为什么打劫我？可能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。这些混混连修仙门槛都没入，自然感觉不到洛寒和林青霄身上自然散发的修为威压，更认不出来他们两人身上的衣服看起来素淡，其实非常昂贵。洛寒伸手，这些混混身上的储物袋被无形的力量牵引，全部飞到洛寒身前。 洛寒一个个收割，惭愧地说：“哎，感觉就像欺负小学生，但是不经历社会的暴打，怎么能成长呢？我免费给你们上一课，给你们看看什么才叫雁过拔毛、拦路抢劫，明谢啊。”洛寒感知能力强，连混混藏在鞋底里的钱也抠出来了。林青霄无奈说：“差不多行了，他们没读过多少书，从小无人引导。” 走到今日，也不能全怪他们。洛寒粗粗扫过储物袋，发现这些人最多小偷小摸，更伤天害理的事情却没干过。洛寒看在他们还没有坏到无药可救的份上，最终网开一面，说：“看在你们还有底线的份上，我就饶了你们这一次。若是再敢有下次，地上的小混混也知道踢到了铁板，赶紧摇头。” <laughs> 我们再也不敢了，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！仙子饶命！对天发誓！我们对天发誓，以后一定好好做人，老老实实打工赚钱，再不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了。几个混混陆续许下诺言，洛寒感应到节气，说：“你们呢，不要觉得侥幸，觉得可以先用话糊弄我。离开这里后就不必遵守了。诺言有灵，一旦说了就要负责。” 如果以后胆敢违背誓言，无论你们在哪里，天道绝不会放过你们。几个混混听着就苦了脸，他们确实是这样想的，哪儿想过以后真的遵守啊？可是仙界的人都有仙根，就算法力低微，也能感应到运势变化。混混们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命运和天地产生了勾连，如果违背誓言，真的会引来惩罚。 未必是天雷，也可能是寿命折损、气运降低、子嗣绝息。总之，必要付出代价。混混们哭丧着脸，他们层次低，只知道这次惹上了大麻烦。也幸好他们层次低呀，所以不知道能结这种契约的人到底有多么可怕。洛寒将储物袋全部收下，眼睛扫过地面，轻轻挑眉，还不走？ 混混们见洛寒不肯归还他们的储物袋，哭丧着脸从地上爬起来，一哄而散，连头都不敢回。等人跑远后，洛寒打开他们的储物袋，随意一扫，果真毫无用处。洛涵问林清霄这些东西要怎么办？”林清霄好笑：“你自己抢过来的，结果不知道怎么办。”“我要这些又没用。”洛涵说。 这些混混厮混三到九流，连正经法术都不会用几个。我要他们的储物袋干什么？可是做错了事情就必须要有惩罚。这次是碰上了我们，如果换成另一个没背景、没法力的普通姑娘，遇到这种事，谁知道会不会引发更可怕的后果？洛寒说着，打算将储物袋收起，明天送到福利堂之类的地方。他关闭储物袋时，忽然眼睛一尖，看到一条红色的细绳。 洛寒将红绳从储物袋中抽出来，奇怪地说：“他怎么会有红线？还有好几根一样的。”林清霄看到洛寒手里的红线，脸色骤变。他忽然握住洛寒的手，洛寒吓了一跳，回头见林清霄脸色严肃：“你不要碰这些东西，把储物袋和红线全部给我。”洛寒知道他肯定发现了什么，赶紧将所有储物袋递给他。 林青霄捏着红线看了看，指尖飞出一簇冰蓝色的火。这种异火是冷的，可是接触到红线，立即剧烈燃烧起来。红线很快被异火烧成灰烬。洛寒亲眼看到一缕黑气从灰烬中升起，立马又被蓝色异火吞噬。洛寒脸色变了。魔气，是魔气。 林青霄抬头望向那几个混混离去的方向，眼神变得极其冷淡。拦住刚才那个人，他极可能和一重天的失踪案有勾结。混混得了自由后，撒丫子就跑。他虽然没读过书，可是生活是最好的老师，他早就锻炼出一身眼力劲儿，最知道什么人能惹，什么人不能惹。背后那两个看起来很像傻白甜的大户，就是完全惹不起的人。 洛寒和林清霄的层次完全超出混混的认知，所以才让他们判断失误，一脚踢到了铁板上。他有生以来从没跑过这么快。混混一边跑一边回头望，只见后路漆黑寂静，完全没有人的样子。混混终于松了口气，已经跑出这么远，那两个人不会追过来了。混混停下来擦汗，一转头，差点撞到剑刃上。 混混吓得呆立当场，他战战兢兢抬头，发现面前站着刚才那位白衣仙人，眼神和他的剑尖一样冰冷。混混完全不敢动，两腿打颤，本能想要跪下。仙君，我东西都给您了，以后绝对不再犯。这我身上真的没有钱了。刚才一直没见这位仙君出手，混混不免有些轻慢。 直到此刻，被林青霄指着喉咙，混混才知道他们到底犯了一个多大的错误。这两个人何止是惹不起呀，那是根本不能惹。混混没见过一重天之外的世界，可是此刻他莫名肯定，面前这位仙君必然来自上重天。九霄剑纤薄锐利，细得几乎透明的剑尖看起来很柔弱，可是没人会想要尝试一下。 林青霄单手持剑，剑尖晃都不晃一下。他另一手摊开，掌心画出一条红线。这些红线是从哪里来的？混混低头看到林青霄手心的红线，都蒙住了。红线！林青霄的剑尖逼近，混混立刻鬼哭狼嚎：“仙君别冲动，让我想想，我我一定能想起来。” 混混翻着眼睛想了很久，终于从记忆角落找出几个模糊的画面。这是我前几天回家时顺便从路上捡的。捡的。漆黑的巷子里突然响起另一道声音，混混吓得一哆嗦，险些自己撞到剑上。洛涵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巷子里，问：“在路上捡到一条红线，尚且说得通。” 但是你怎么可能捡到好几条一模一样的？混混小心翼翼的躲着剑，连说话都不敢大声，生怕动作大了被剑刃割断喉咙。我那天和朋友玩的很很晚，回家时看到一个人在巷子里挂红绳。仙仙仙君仙子可能不知道，这是我们九人城独有的习俗，不拘男女。 如果对某个人有意又不好意思表白，那就在玄女节时系一条红绳在他们家门口。等玄女娘娘感应到后，就会给牵红线和系红线的两人赐姻缘。所以，玄女节时城里还有另一项比拼，那就是比谁家门口上系的红线最多。傍晚那个老板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可见这个混混没有说谎。洛涵接着问：“然后呢？” 然后就就被我看到了，他是要给一个人寄也就算了，但他一路上寄了好几家，我实在看不顺眼，就趁他走后把他系好的红线全都拆了下来。之后我就忘了这件事儿，那几根红线也不知道被我塞到什么地方了。要不是仙君仙子问，我还记不起来呢。混混说完，小心的试探：“仙子，这些红线有什么问题吗？” 我我知道我这样做不太好，但是那个人不地道在先啊，哪有同时表白好几家姑娘的？洛寒若有所思，原来是偶然撞到的，从双方的动机上讲，这件事完全说得通，何况混混没有必要骗他们。九人城有系红线的习俗，门口的红线代表了异性缘。 无论被系上红线的人是否有意成婚，想来都不会排斥异性的示好，所以门口的红线多半都会被主人家系在手上。这样一来，系红线的那个人无声无息的就完成了挑选的过程。经此，系红线的人行踪完全被魔族掌控。这些人总会有离开人群、独自行动的时候，根本防不胜防。洛寒心里信了八成。 他和林青霄对视一眼，林青霄“铮”的一声收了剑。混混忽然重获自由，整个人都反应不过来了。这这这就没事了？先别急着走，还有一件事。洛寒叫住意图开溜的混混，问：“那日系红线的人长什么样子？身高多少？身形什么样？”混混挠头，感到十分为难。他用力想了好一会儿，自己也不确定地说。 呃，呃，看背影是个男子，穿一身暗色衣服，体型很壮，所以我才一眼认出来是个男的。呃，至于身高和长相，哎，当时天太黑了，我记不清了。各位小耳朵，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！